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《路加福音》二十四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，又对他们说：“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。”